锵锵三人行，每次见到这个王蒙老师啊，我都特别的感慨。嗯，咱们都是很久才见一面，是对吧？那这一次呢，这个我跟尤其是我跟徐老师，我就更感慨了。是，我们两个年轻的病夫啊，人家王老师七十多岁，对，惭愧，哎，老当益壮。妹 <laughs> 妹，我也老病夫。从身体的各方面来讲，都比咱们年轻。我今天一见面就说，我说徐子东已经变了一个人了。我们一年多没见。 啊，成熟了，成熟了， <laughs> 装支架就叫成熟。您淡定，了淡定，您淡定，了他成熟了。但是得了心脏病不敢激动， <laughs> 不敢，不敢 <laughs> 不淡定，不敢不淡定。哎，但是你看，我总结王老师这健身经验呢，基本上跟什么呢？游泳有关系。 他老是在北戴河游泳，你知道吗？呃，再有一个当然是这个心态。 <laughs> 哎，我是研究您的健身。我要去北戴河，我也游泳。他真是属于那种啊，叫什么？困了就睡觉，醒来就微笑。 <laughs> 也也没有， <laughs> 其实啊，就是表面上是这样，表面上是这样。那那实际上呢？我我是什么呀？我很容易急躁，也很容易不愉快。但是我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我不存事儿，比如我不愉快吧。 我想，我这一辈子不愉快超过三十六小时的，就是几乎是没有。哎，那是本领。哎，比如这，比如这个二十四小时内，是吧？我很很不愉快，甚至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。但是到了那个三十六小时的时候，我已经困得不行了。药效超不过三十六小时。 <laughs> 也对，对，我我我能做到这一步。 哎，这是了不得呀！这不是，这是能治心呢，这就是能治心呢。治心，哎，谁谁像你像你看，往往一个人心里有点一个一个什么事情啊，我就觉得啊，所以有时候得病啊，也是一个一坎儿。呃，因为病啊，你才能够放下一些你早该放下，但是你放不下的东西。 你说徐老师对这个最有体会，哎，有体会。不过就是我我碰到我我的一个感受就是，我是我接触我碰到的一些老师辈的作家学者，这个年纪大，我不是羡慕他们年纪大，我真是羡慕他们年纪大，然后脑子还可以这么清楚。很多人都认为说年纪大了以后，我就锻炼锻炼，走走路，吃的素一点，这样身体好，不见得。我看他们都拼命在动脑。 他们都不断在说话，但是他还能够这样啊！你看王猛是一个例子，我自己的老师钱谷荣是一个例子，他九十岁了，你去跟他事情清楚啊。徐中玉九十多了，那简直你看他现在讲话，那我们对他，我们这差两倍了。我们在这里谈什么年龄的问题啊？他们什么事情都经过，但是他每天文学、 <laughs> 文艺理论研究这本杂志，所有的稿子他自己看。 九十多岁了，所以搞得他自己看，所以所以，我这点真是不知道自己老一代的。这个，是觉得一个就是脑子你得用，嗯，哎，我可以设想一下，比如说这个我早已经，我是今年很快就满七十七岁了，是吧？呃，如果我每天就是就是自个儿这么待着坐着，呃，看看树叶，看看什么，那也是一种境界，呃，这个叫什么？哎哎，对。 这什么笑看什么云云起云云卷云舒对，可是你想老这样，他他不可能不犯傻， <laughs> 是吧？哎，还有一个呢，我觉着这是我最近的新体会、新发现。因为我去山东，山东一个朋友就跟我说，说到一个老人，而且也是大学的一个教授， <laughs> 说他特别好斗，啊，哎，他已经八十了，嗯，但是动不动他要告状。 动不动要反映意见，动不动要写信告状，动不动要找到什么领导机关呐，什么什么衙门口去。哎，到那儿以后你不接见他，我不走，我坐在这儿。上午一上午没人接见，哎，我回去，中午回去吃完饭，我下午又来了。呃，他儿子呢，而且还是当地的一个一个中中低的一个领导，反正还算一个领导。 说后来这个省里的的有关的部门呢，就找他这儿子，说你这爸爸老是到我们这儿告状来， <laughs> 说你这个劝劝他，让他老在这告状，对他身体好像影响也不好，呃，给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也带来很多困难。这些事也不是马上他一说就能解决。嗯，你猜他儿子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你要不让我爸爸告状，他活不了了， <laughs> 他憋死了。 没错，没错。哎，所以有的人他就是以斗为纲，强身健体啊。 <laughs> 不是， <laughs> 不是，就是你说 <laughs> 这个，说心态好。没错，他是不是也算心态好啊？呃呃，我跟你说，很多伟人身上啊，有有这个现象，伟大领袖是这样。很很多伟人身上，我是看过毛主席警卫员写的这个回忆录啊，回忆录就是毛主席当年呢，就是在战斗的时候，在或者在斗进行斗争的时候，对吧？身体状况一般很好。 但是只要一不斗了，便秘情况很严重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这个一打仗啊，一什么，他他他有某种兴奋，对对对，他对自己的这精力有一种调动，哎哎，所以这个对对人生啊，对这个什么养生的理解呀，一定要全面，没错。所以这个养生，我现在发现呢，叫什么呢？呃，因人而异，每一个人的体质啊，每个人的体格啊都不一样，甚至我现在就呃讲啊，就是说。 很很多很多，包括有钱的人，就说哎，咱们尽情玩着，哎，我花钱找一大夫，天天就是负责我的健康。不一定。那么我什么？后来我就发现啊，这绝对不是老板了。这没错，没有一个上帝的，就是你找不到一个大夫，他能包办了你的健康。国家专门一个医疗小组盯着你， <laughs> 照样出事情。甚至同一个保健品呢，你吃有用，他吃没反应。 我现在慢慢觉得啊，你要真养生啊，你就得自个儿琢磨你自个儿。对，这个试一试，那个试一试，甚至有的老头练气功，他有反应，哎，对他健康有好处，对吧？另外可能就不合适。哎，他呀，你反正每个人自己不一样，有每个人都能最后哎找出一个我这么着对我好，是不是？ <laughs> 他这个这个，我我个人的体会，什么就是说，世界上的很多事儿啊，它不是一面儿理。 确实，它是几面的理，辩证。哎，比如你应该乐观，这对。说我乐观到什么程度呢？像您说的是吧？一累了就睡着了，然后呃一醒过来就开始微笑，一天微笑了十四个小时，一直到晚上。这个人有也是有毛病啊， <laughs> 是不是？起码他犯傻，有点傻了，他犯傻，哈 <laughs> 哈。这我一见你我就先笑。 这个也你看着也不正常，没错。反反过来说呢，说这人好斗，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，说他就永远这么斗下去，也忒累得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一个理想的状态，应该是一个能放能收的状态。但但会不会想很多？比方人到一定的时候，会不会想很多？就是我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呢？会。 我这一辈子到底做了些什么呢？而值不值得呢？写出来了，值不值得呢？就是我我我请教王老师，就是说你会不会常常会不会想这些事情，然后会觉得，哎呀，我有哪些事情我是无法弥补了，我是一直没做到。我回首往事，我我我实话实说，嗯，我常常想，但是常常顾不得想，嗯，就是我手底下呀。 还压着活呢，是吧？您说您现在就先先把这活撂到一边，先去想，哎呀，那件事是不是？哎呀，那说你你就是说又不可能沉浸在这种回掂量啊，或者是重新设计呀。 这种可能性很小。就是您现在没有什么时间去回忆过往一生。不过我有时间，我我写我写书啊，我干什么？那我得回忆了，我该我该回忆的。但是但但是他的状态很特别，我觉得王猛的状态不一样。他一方面在回忆，但他也并没有话全说尽。 但他同时呢，他前面有那么多事情在做，他与时俱进啊。他他他是严 <laughs> 严肃文学的代表作家，可是他畅销书的榜上都有名啊。他一直，他跟什么郑渊洁啊什么排在一起啊，韩寒啊什么，他的收入是一年上上百万吧？好像我我不知道真假哈，人家统计的。哎呦，那那那你很少有一个作家，就说原来作协系统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哦、 <laughs> 主席副主席，现在又在作协的畅销不是？ 就是那个图书的畅销榜上，它是一个特例。我看到更多的例子是，你比方说金庸吧，金庸前两年到我们学校演讲，我们跟他一起吃饭谈话。你看他他的一个整个感受就是说，我要给自己一个定论了，就是说我写的那么多东西，当他他不断的修改。另外，他非常在乎人家怎么把它放在文学史上，是吗？不不，哎，对啊，他你想他跟我们。 念之在之的讲什么？讲残雪是什么？这为什么残雪这样的小说是重要的？你们我不太你不知道残残雪是一个年轻的女作家，残雪哎哎，现在也不是太年轻了，她写的小说被认为风格是比较有点奇怪的，但是有很多评论家注注意。那金庸呢？他就想，你们怎么注意这样的作家，而把我啊归类在另外一类的？ 就他，我我我发现他就是晚年，就是有一个焦虑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要把自己有一个总结，这样，我觉得这是这好像是一种常态，是不是这样？应该说是。我从我个人来说呀，我觉得呢，我有。 我做了很多我想做的事儿，也有很多事儿我没有做到，但是呢，不可能什么都做到了，呃，所以我也不美，那种焦虑感，确实也并不严重。说多么满足，或者是多 <laughs> 或多么牛气，也完全谈不上。我有什么可满足，有什么可牛气的呀？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每天要做的事情，手底下要做的事情还很多。 我现在经常是警告自己，就是说你要，哎，不服老也不行。说你太服老了固然不好。嗯。你完全不服老行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你力气已经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劲儿。出现。比如您刚才说这游泳是吧？我前年游泳达到一个高潮，我在海里头每次都游一千一百到一千二百米。嗯。去年呢，我就是游到一千米的样子。 今年我就是七八百米了，我就我肯定，也许再也跳动不了几年了，哎。另外，有些老年性的疾病啊，比如说我听力在下降。 有感觉，哎，在这儿不明显，在这儿咱们说好，这我还都听清楚了。要是换一个环境，譬如说，我看这个电视剧，嗯，这电视剧里的话我经常听不清楚，我老得问，老得问别人。对对对，有时候听电话也听不清楚，跟人打岔。是是是。视力的下降就更更明显，我就是我说这些事儿没有意义了，不用，因为咱们这儿也不是。 不是这个这个电电医医院， <laughs> 我只是说明这个人的体力的衰弱、年老、生病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哎，我觉得能够就是，我想来想去，我还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找到就是比比这个庄子啊讲的好的，就是这个这个你说的大快呀，是不是？哎哎。 这个呃，假我以生啊，是宰我；假我以生是吧？这个呃，不老我以生啊，是吧？老我以行老老不是， <laughs> 假我以行老我以生，嗯，益我一老，这个呃惜我一死。我们是善善无生者，善无死，就是我们要善待自己的生命，也要善待自己的死亡。 那现在呢，咱们今天先不讨论善待死亡，因为目前还没有，暂时还没有这个征兆，说是，呃，马上要要如何如何。但是呢，能能够做到这一步的，就能做到庄子这一步的。这个外国人就是达芬奇，他讲生与死，哎，达芬奇怎么讲？那他就说，这个死是勤劳的一天带来愉快的睡眠。 勤劳的一生带来安宁的死亡。哦，哎，这这跟乔布斯讲的是是异曲同工。啊。乔布斯讲的是新陈代谢，就是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一个发明，那不是最好的一个发明，就是清除掉旧的，让新的能够来。嗯啊，那个这个史铁生啊，在他因为他有病，他他很他很悲剧。 对，但是他呢也有很多这种心平气和的说法。嗯，哎，他说死亡呢是是人的一个盛典吧，他大概是这么说的一个事儿。 <laughs> 他说，但是呢，对他我们不必太急，是不是？ <laughs> 不用着急。为为什么他说是盛典呢？因为一个人在没有死亡以前呢，他的生命都是不完整的。嗯嗯。 是不是？您不说您你你已已经拥有了你的完整的，是命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你没有盖棺论定，没还没有生老病，你还有你还有你还有没完成呢？如果你完成的比较好，是吧？心态比较自然，是吧？能够比较这个这个讲法倒是受启发，就他把。 生命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东西，而把它是一个必须要，就好像很多女人说为什么要生孩子？她说我不生孩子，我的生命没完成。对，对。那如果是一个人把死亡也这样的话，这样面对死，那这个恐惧感就就不一样了。如果生嘛，对，嗯，他认为死是生整个生命现象的一部分，一个总结。史铁生说的，而而而是一个总结，是一个对你整个生命的一个总结。 没，因为我们现在呢，无法从个人的爱好上，你要从个人的爱好上呢，我们就，比如说让你填表，说你看你愿意活活多少岁，我会他允许我填多长，我就往长了填， <laughs> 是不是？我不会往短了填的。您说这个还真是，最近韩国有个调查， <laughs> 就说你愿意活到多大岁数？嗯，我跟你说相跟我们想象的不同，相当一部分韩国人呢，不愿意活到很大。 你比如说，一般的说活到七十岁左右，我觉得差不多。我就是很多人说我不愿意活到八十多，甚至是更不愿意活到九十多。他的理由就是说生命质量不行了，对，然后呢会成为子女和社会的拖累，慢慢的就不愿意。你要真是让他选择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我还有一个呃老师跟我讲过，他说呀，他回家去看他的父母。 他说：“你还别说，为什么他说这个安乐死啊，或者说什么这个东西应该慎重啊？”他说：“你听道理啊，听的是很明白。”他说：“但是人走向死亡啊，是很具体的。你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真的到最后时刻，你会不会反悔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他就说：“但是我就每次回家看我的父母，他说我的父母已经很老了，身体很不好，活的在我看来就是个负担，就是个痛苦。可是我看他们两口子吃早餐的时候。” 他说：“那可真是多吃一口，他们都是人生的幸福。”他说：“你你你怎么想？人会活到想活到最后的。”咱们去下广告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徐老师，去年生病的时候也在想，因为那个时候说，反正也。 理论上也有死的可能性，所以就在想我的生命假如现在完了，我会怎么怎么？我总觉得有太多的事情没完成，所以我非常佩服王蒙他这种心态。他有很多事情啊，要我哈，我就过不去，我就觉得我会我不会那么想得通。你知道前几年原来的中国作协的主席是巴金，嗯，中国作协主席是一个很高的位置，嗯，那巴金去世了，很多人觉得应该是王蒙做作协主席了。 可是那一年呢，上面有规定，我忘了多少，就是说年份呢，就最高应该是多少多少大，而这个年份呢，咱 <laughs> 就是比王某的年龄小一岁啊，你知道吧？不是不是不是小一岁，但是要求七十岁以下，七十岁以下，哎，我当时已经是七七十几岁了，七十七十一七十三岁了，七十三、四四岁了，啊，七十三岁。 就是像我这种小人呐，我就会为了这种事情生气。呃，人没事儿啊，人没事儿，所以这真是要学习呀。啊，不是不是这个这个，我觉得一个人呢，他总是活在呀限制当中。哎，对，限制当中。是。另外，你总有对自己呀，还还有点把握的事情。嗯。哎，比如说，我也还呃。 写过很多的文字，呃，我也说过一些有用的，或者虽然无用，但是也还有趣的话。呃，你你，如果你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些信心的话呢，你就会不会，你就不会太太在乎，你把每一件事都在乎，那你你你受得了吗？那你你你比起有些人来说，你在某些事情上不够幸运。 你比起另外一些人来说，也许你就不知道比人家幸运多少，嗯。但这种调节，它的背后的大前提都是我们现实的人生，都是功啊、利啊，都都是在这方面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反一个角度在想，是不是？ 我临时得找一个什么宗教，会不会到走向那个世界的时候，我的心会心境会更好一点呢？因为我我在想，我们要回想的时候，我的参照系还就是文化、文学、政治，或者是爱情等等，所有都是红尘中事啊。哎，这个你说宗教这个呢，我倒是有一个呃，有一点体会。嗯，就是那个在上上海文汇报上啊，在你们上海。 那个杨杨澜呢，写过一个一篇文章，就是他，呃，采访这个克林顿，在克林顿已经不当总统下来以后，但是上海是不是出了他的这个克林顿的自传呢？是什么？他过他过来啊，还签名啊，还参参加了一下，就是这个推销的活动吧。嗯，哎。 因为克林顿他连着做了两次心脏的手术，他白 pass 搭桥，而且他的年他年龄并不是很大，现在也不过才六十多。对，嗯，呃，他当选总统的时候四十几岁嘛。但是他那个健康状况很差，他健康状况不好。嗯。当问到这个的时候呢，克林顿他是这么回答的：“他说，即使我现在死了，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呃我们家族的平均年龄。” 就是他们那个家族的人嘛，寿命都没有太长的。他说：“因此呢，我是非常满意的，我非常感谢，是吧？是感谢上帝啊，感谢这个，就是我是充满了感恩的心情。”哎，这个我看着挺奇怪的，因为我想啊，我们，我们这个中国人呢，我们是非常重视长寿的，福禄寿是吧？这个这个寿星。 是吧？然后我们有这个什么吃人参、吃吃吃枸杞子、吃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哎呀，都是要追求这个长寿。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，说如果我现在死了，我也很满意，我也很哎哎，这个这个也不容易有这种心境界，这也是一种心态。中国人里的故事是什么？有一个说法说袁世凯称帝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家族的人呐。 都没有活过五六十岁，就是也是短命史啊，他的这个先人，所以有点急，你知道吗？接着，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